繁花血景，昔日百花战队的两位大神选手联手缔造的招牌打法，自孙哲平伤退后成为绝响。百花虽想复刻，奈何根本找不到能和张家乐搭档的狂剑士选手，最终沦为记忆。而叶修这批选手都是和繁花血景有过直接交手经历的，对这套配合打法记忆更为深刻。 百花战队这赛季引进第一狂剑士余枫，重拾昔日第一狂剑角色落花狼藉，舍弃百花缭乱为邹远量身打造新的弹药专家角色繁花似锦，正是想再度唤醒昔日盛况。奈何本赛季百花开局不佳，后来虽渐入佳境，但于峰和邹远的配合始终差些火候，更别提重复昔日盛况了。 而现在，在网游的神之领域这片热土，已经出走霸图的前百花大神张家乐，却和新任的百花核心于峰联手重现了这一盛况。叶修等大神都是先一步看出来的，再然后就是百花谷的玩家们了。百花谷的精英骨干不乏多年老粉，只是荣耀素养不如职业选手高，所以反应上慢了半拍。 但是很快也回过味儿来，刚才那幕熟悉的景象，不正是他们怀念了多年的繁花血景吗？百花谷的老粉儿们还没来得及激动，就已经看清这景象是如何重现的，顿时一个个心如打翻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尝了个遍。张大乐，你为什么要走？百花谷的玩家阵中突然爆出了这样一声呐喊。 撕心裂肺的这一幕繁花血景，到底还是激起了百花玩家心底最深的念头。他们终归还是因为舍不得张家乐，才会对他付出选择霸图那么怨念。如果张家乐还在百花，再来了于峰多年期待的繁花血景，这不是已经可以再现了吗？场面瞬时变得安静下来。 这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随后伴的就是一声哭泣。大家也分不清这位是男是女，总之在这一刻，他的情绪已经完全失控了。张家乐愣在了当地，他自己也是方才意识到，就在刚刚，他和于峰竟然在没有任何磨合沟通的情况下，就打出了繁花血景的配合。 这是两人意识、经验、技术都达到相应水平所发生的。不过，毕竟不是有意识的，所以让两人立即重复一下的话，恐怕也没可能。但是这个道理，职业级的水平能懂，普通玩家却哪管这个。看到二人能打出繁花血景，顿时对张家乐的离开更加觉得惋惜和不舍，心中那股子怨念也更深了。 因为大家都清楚，即便有人这样撕心裂肺的失控，却也改变不了眼前的事实。张家乐已经不再是百花战队的一员，方才的繁花血景只是一团泡影，是无法出现在百花战队当中的。百花粉的这份心情，所有人都能体会，所以现场才会突然陷入安静。 大家都是荣耀玩家，会因为一样的事情去哭、去笑、去闹，感同身受的感觉，来的是那样的荣誉。不管怎么说，再也回不去了呢。浅花迷人的身边突然有人说了一句：“张佳乐转动角色的视角，看到的是叶修的君莫笑。 <laughs> ”是呢。 张家乐突然笑了笑，就在刚刚那一刻，他心里的负疚感真是无比强烈。他甚至都有再次退役以谢天下的冲动。但是，就算那样，又能怎么样呢？过去永远是过去，怎么也不可能重来。如果真的可以，张家乐倒想干脆回到第五赛季，让孙哲平的手伤不要发作，或许那一年总冠军就已经是百花战队。 而且能塑造出个百花王朝也说不定呢，但是很可惜，再也回不去了呢。而这一次的选择也是自己慎之又慎后的结果。为什么要后悔？为什么要退缩？自己已经懦弱的退役过一次，为什么会又一次产生这样的念头？逃避绝不是办法。 张家乐长舒了口气，这一刻，他下定了决定。浅花迷人举起了手，砰！近在咫尺，于峰的狂剑士被一枪爆头。我们是对手，张家乐平静的说：“谢谢。”对于这一枪，于峰居然道了一声谢，因为他清楚。 在这一枪之后，他恐怕就将成为真正的百花核心。张家乐留在百花粉丝心中的阴影，随着这一枪都会被击碎。他们将不再存有惋惜、怀念，而只是存有干干净净的恨意。不客气。于峰没想到的是，张家乐对于他的感谢，居然很理所当然的回应了一声：“好好干吧。” 不要辜负了他们，张家乐对他说：“这家伙是故意开的这枪吗？”于峰呆住了，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张家乐是故意做的如此绝情，好让百花粉丝彻底断了对他的最后一丝念想，借此机会，更是把于峰推上尖端，让他成为百花粉丝新的精神寄托。 于峰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他接过了百花战队真正灵魂人物的寄托，而这，恰恰就是那一纸合同，也无法带来的。只是，这种方式也太残酷了吧！于峰来不及说什么，百花谷的玩家早已经爆发。 张家乐这决绝的一枪，我们是对手的宣言，让他们彻底的、完全的愤怒了。他们再不会像先前一样发出哭泣，此时此刻，他们只想战斗。什么野兔 BOSS，什么稀有材料，这些东西通通见鬼去吧！眼前的这个家伙，他们曾经奉为神一样的家伙，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惜一切也要让他尝到教训的敌人。 百花玩家疯了般的扑了上来，对于大神选手的畏惧不存在。浅花迷人迎着扑来的百花谷玩家举起了手臂，手上紧紧的握着枪，但是在顶尖的职业选手观察下，却都会发现，浅花迷人这一枪是打不出去的，他只是举举枪罢了，这根本就不是要射击的操作。 离他最近的余峰当然看得更清楚，虽然他知道这些都是对他未来前程很好的铺垫，但是此时此刻热血翻涌，他只想阻止这一切继续发生下去。可是面对汹涌的百花谷人群，他们能听他的解释吗？怒血狂涛！ 就在这时，一记狂剑式的大招汹涌的落到了百花谷冲来的玩家群中，狠狠的斩断了他们的来势。但是此时的百花谷玩家可不像于峰初见斩断的霸气雄兔玩家那样理智，中招的人倒下了，但只要是没倒下的，完全不顾生命的损伤，继续执着的朝着张家乐的浅花迷人扑去。结果就听接连不断重剑劈斩的声音。 一道人影早已经落到浅花迷人的身前，血影狂刀、旋风斩，再加狂剑士新技能绝地风暴，冲过来的百花谷玩家瞬间就已经被斩了个干干净净。那人手中重剑斜指身旁，血染的剑身完全已经失去本身的光泽，头也没回，只是淡淡的问了一句：“你在害怕什么？”再睡一下。 所有人看到了这狂剑士的 ID。可是，这又是谁呢？所有人连忙去辨别这人头顶的工会。一展天下。一展战队倒是真有个狂剑士选手，而且本身还是一展战队的老板，地位那叫一个超然。能成职业选手，本身实力已经不差，但老实说，放在眼下这片战场。 楼冠宁这位职业选手的身份真是超级不够看。抛开星星战队的人，此时到阵的职业选手个顶个都是全明星，无一例外。就算是孙翔和肖时钦，也是特殊原因造成的。如果他们的队伍还在联盟中，那这二人当选全明星选手毫无悬念。这一个出场。 便砍人如瓜、狠出风头的狂剑士，是翼展的楼冠宁。在场的职业选手都觉得不像。这并不是轻视楼冠宁，欺负普通玩家这不需要多大的能耐。倒是每个选手所控制的角色都自有一番气质。一展加入联盟也半年多了，楼冠宁的狂剑士什么模样，各大战队心里多少都会有数。 虽然只是一个初入联盟的新队，但一展来势汹汹，各队对这位新丁的戒备比以往都要上心，对一展的研究也挺深入。一展的实力深浅，这么大半年了，早摸的差不多了。眼前这再睡一下，战斗风格比楼冠宁要狂野多了，总不能是那家伙一到网游里就特别耀武扬威吧？你是谁？ 张家乐此时心中震惊，这种狂野粗暴的狂剑战斗方式，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了。既然已经决定挥别过去，为什么还要留下一丝软弱？再睡一下，依然没有转回视角。我只是将心里的杂念彻底射杀干净吧。 再是一下，那血染的重剑再度提起，指向了不顾一切、再度要冲上来的百花玩家们。啊，和你一起吗？张家乐说：“可以，来人不介意。”你还是那么疯。张家乐感慨，他已经知道来人是谁了，和他一样，曾经深受百花玩家喜爱和依赖的另一位大神。 而此时却和这些曾经支持过他们的粉丝拔刀相向，心中不带有一丝涟漪的，这正是他昔日的那个搭档可以做出来的事。哼，现在需要疯一把的，是你，不是我。”孙哲平说。“好，来了。”浅花迷人迈步上前，举枪的手终于不再只是一个动作，而是真正攻击的操作。 枪响，雷鸣，溅起繁花血景。